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四十集，林青霄回身，场景又忽的变化。这次他坐在桌前，握着另一人的手，在纸上勾勒什么。林青霄猛地回神。 发现他坐在玉清宫中，手中握着笔，但面前并不是画纸，而是奏折。场景衔接太快，林青霄都有些反应不及。他不期然想，画面中的那个人是谁呀？没有人回答，但是林青霄心底自动给出答案：那个人是他。可是他从未去过月潭花海，也不曾教人画画，这些到底是谁的经历？ 另一个女子又是谁呀？刚才的场景如此真实，他都能感受到当时花海中的风和温度，这不会是凭空想象。林青霄争宠，这不是他的记忆，为何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呢？林青霄几度想回到正事上，但都无法集中注意力，他只能暂时放下折子，起身走到窗边。窗外大罗天风声烈烈，云海翻滚。 寂静的，只能听到风声呼啸。这是他几千年来再熟悉不过的场景，但是今日看着仿佛有些不同。林青霄想了很久，终于意识到是不远处的崇光殿里亮起了灯光。大罗天没有其他人，唯有一只谢志一柄九霄剑。入夜后，除了玉清宫，其他地方再无声息。 如今重光殿亮起一排宫灯，漫漫长夜里和玉清宫遥遥相映，仿佛某种无声的陪伴。林清宵看了一会儿，敛袖转身回去继续批阅奏折。奇怪的是，这次林清宵很快集中注意力，再没有其他事情干扰他的心神。林清宵在前线督战，这次送洛寒回宫完全是忙里偷闲。 前线百万大军还等着他回去主持大局，然而他不在天宫的这段时间，天宫也积攒了不少内务，大部分林青霄已经提前安排好，但是不免有一些突发事件必须由他来点头。林青霄一直忙到天亮，依然还有许多奏折没批复完。他在玉清宫忙了许久，等再注意到时间，已经近四时了。林青霄皱眉。 总觉得他好像忘了什么。他看到桌角的灯烛，猛然想起，洛寒呢？过了这么久，他为何毫无动静？林青霄沉了脸，起身朝崇光殿走去。崇光殿中静悄悄的，大门紧闭，一切如常。林青霄不动声色，抬手在殿门上敲了敲：“天道，你在里面吗？” 许久没有应声，林青霄的眸光越来越冷。看来是他疏忽了，六界竟出了这种能人，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将人带走。林青霄又等了一会儿，推门而入。他推门时发现门上的禁制毫无破坏的痕迹。林青霄既然将人带回三清天，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做。他没有明着设立看守门锁。 可是该有的禁制结界一个都不少，竟然没有惊动他的禁制。六界真有这种人吗？疑虑间，林青霄已经推开了门。殿内安安静静的，帷幔似垂，被门口灌进来的风吹得轻轻浮动。林青霄已经听到了呼吸声。他往里走，看到床帐后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，侧对着他，正在睡觉。 若换成其他人，看到这幅场景，想必已经信了。但是林青霄依然不为所动。这个傀儡术确实做得很逼真，可是想要瞒过他，恐怕还不行。林青霄脸色冷淡，掀开帷幔走到里面，他停在床前，伸手撩开床帐时，手指微顿。 他能听到里面均匀的呼吸声，甚至能闻到女子悠悠的体香。洛涵睡了一晚，此刻头发随意散在枕头上，他睡姿并不端正，头颅向里侧着，压在自己长长的黑发上。黑发、雪肤、红唇三种颜色碰撞，美艳惊人。林清霄站在床边，一时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。 偷看女子睡觉是很失礼的事情，论理他该转身而走，但是这样极可能中了对方的陷阱。但如果继续翻看，这个傀儡术未免太逼真了。林青霄犹豫间，洛寒感到风醒来了，他转身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恍惚中看到床前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。洛寒打了个哈欠。 熟练的抱住林青霄的腰，啊好困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林青霄身形僵住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僵硬的伸手去扒身上的人。天道，你可能认错人了。他一伸手，正好碰到洛寒手臂上的皮肤，顿时如被烫着了一般弹开。 洛寒睡了一晚上，衣服本就歪歪扭扭，此刻抱着林青霄，宽大的衣袖从手臂上滑落，堆在臂弯上，露出一截白玉般的手臂。洛寒印象中，他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，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，竟然没有人叫醒他。洛寒抱着熟悉的腰围弧度，入手触感极好，衣料还凉丝丝的。 洛寒侧脸贴在布料上，几乎又要睡过去。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，梦到你爱上了别人，还对我特别冷漠。我和你说晚安，你竟然都不理我。林清霄想将人扒下去，又不知从何入手。他僵硬地站在床边，感受到自己腰上环着一双柔软的手臂，腹部还贴着女子的脸颊。 林青霄从出生起就没有遇到过如此尴尬的场景，他试图提醒洛涵这并不是做梦。你先坐好。刚睡醒时，时间感会很错乱，洛涵分不清现在是什么时候。印象中，只有在刚认识林青霄的时候，他才会和他说：“你先坐好。”那时候，他连他坐的歪歪扭扭都忍不了。 洛寒脑袋靠在林青霄身上，呼吸逐渐安静，眼看又睡着了。林青霄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默念“非礼勿视”，将他的两只手臂从自己腰上拿开。洛寒胳膊落下，身子一歪，差点掉到地上。林青霄本能接住他，他动手握住洛寒肩膀的时候，自己都愣住了。他为何会做这种事情呢？ 他明明可以用法力，而且就算洛寒摔到地上，也根本不会出事儿。洛寒被猛然的失重惊醒，他半睁着眼看了一眼，伸手环住林青霄的脖颈。林青霄越避嫌，两人的距离越近，他也不好把人甩开，只能拖着他的后脖颈将洛寒放回枕头上，然后僵硬的。 将他的手从自己身上拉下来。洛寒接触到床铺后，四肢就变软了。林清霄终于挣脱，他都不敢看床铺上的景象，转身就走。林清霄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玉清宫，一路上脸色十分难看。谢智如一座石雕般蹲在玉清宫门口，见林清霄快步而入，很是惊讶地睁开眼，陛下。 林青霄飞快走入宫殿，从桌上取了一杯水，都不管是什么，仰头一饮而尽。冰冷的水入喉，林青霄混混沌沌的脑子也终于清醒些了。他难以相信，自己竟然会犯了这么大的错误。对禁制判断失误就不说了，他甚至连傀儡术都认不出来，这么多年简直白活了。 其实不能怪林青霄判断失误，人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推测别人。在今日之前，林青霄真的不能想象，居然有人可以睡到中午，并且连其他人开门进屋都不会惊醒。谢志从石台上跳下，慢悠悠走回大殿，他卧在隔扇门边，缓缓地问：“陛下，你遇到了什么难题吗？” 他从认识林青霄以来，就没见他如此失态的时候。林青霄按住眉心，缓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是是我自己的失误。”他顿了一下，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鬼使神差的补了一句：“一会儿若是有人过来，你不必说我出去过。”谢志缓慢点头：“好。”林青霄站了一会儿。 恢复了往日从容不迫的天地气派，他坐回预案，想要继续刚才的工作，但是这次，他一下笔，脑袋里就浮现出昨天他梦到的握着一个女子的手作画的景象。不知道是他产生了幻觉，还是唤醒了更多细节，他甚至能闻到对方发间的清香，和刚才一模一样。 洛寒这一觉睡得非常沉，他睡了太久，醒来的时候都有些腰酸背痛。洛寒坐在床边，醒了好半天的神儿，终于慢慢想起来，他又穿越了，现在并不是他习惯的时空。洛寒茫然片刻，隐约想起来，他好像在梦中抱住了林青霄，还和他抱怨他太冷漠的事情。这是真的还是他做梦了？ 洛寒换了衣服，整理好仪容，悄悄溜到玉清宫。玉清宫门口无人把守，看着简直不像是天地寝宫，倒像是什么冷宫。但是洛寒知道，这才是六界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宫殿里面的那个人无需任何侍卫，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威慑。洛寒走入宫殿后。 在门口看到一只巨大的石雕，这个石雕似羊似鹿，通体洁白，头有独角，仿佛最忠诚的守卫般守护着背后的玉清宫。洛寒提裙走上台阶，经过石雕时，那只石头一样的神兽开口了：“你便是天道。”洛寒早就知道这是出名的神兽谢志故而也没有被吓到，点头说：“没错，是我。” 林清霄在里面吗？陛下在。谢志说完，悠哉悠哉地补了一句：“陛下今日并未出门。天道前来，所为何事？”林清霄没有出门啊。洛寒心里转了转。那我印象中抱住林清霄还和林清霄抱怨他自己的事，就是我做梦了。啊，谢天谢地，幸好只是做梦，不然一会儿问出来，该多尴尬。 洛寒心里稳了，顿时连脸上的笑容都变得轻松。啊，我来找他商议上古禁术的事，事关六界太平，还是尽早解决为好。洛寒说完后，瞬间连腰杆子也硬了。他走入玉清宫，发现林清霄正在东殿批复奏折，他神情专注，落笔果决，手边已经放了好几沓厚厚的奏折。 洛寒看着这个工作量，啧舌，他不由产生一丝自惭形秽。看看人家，认真工作，专心致志，而我睡了一晚上不说，还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